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七十三集。媚瑶浑身是毒，指甲、牙齿、血液，可以说只要被他们碰到都有危险。如果是寻常毒素，还可以用解毒丹。 偏偏媚妖的毒非常不上台面，所以仙界所有人见了媚妖都退避三舍，坚决不肯被他们划到一丁点儿。云梦涵脖子被划出那么大一道口子，媚妖的毒素估计已经顺着血液流入他体内了。里面的喘息声越来越混乱，明显云梦涵已经失去神智，不管不顾地寻找能让自己好受一点的源头。媚妖的毒虽然阴邪。 可是，并非没有其他解法，只是麻烦一些。然而，听林崇玉的动静，恐怕并不打算费这份麻烦。林清霄暗暗道了声“荒唐”，就避开眼睛和听觉，打算如来时一般悄悄撤退，不惊动里面那两人。正在他离开时，脚步忽然一顿。不对，为什么我感受到一股魔气？ 难道这里除了林崇玉和云梦涵还潜藏着魔族？魔族一事非同小可。林青霄神情转肃，连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视也顾不得了，仔细寻找可能存在的魔族。林青霄正仔细听着，隐隐察觉到身后有动静，他倏地回身，目光如剑。身后的人被林青霄突如其来的杀气吓了一跳。 洛寒停在五步远的地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是我，是他。”林青霄立刻卸去深州的剑意，低声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试着按令牌上显示的位置找你，没想到真的找到了。洛寒说完，隐约听到了什么动静，自然而然地抬头朝前望去，好像还有人。林青霄突然反应过来。 立刻上前捂住他的眼睛和耳朵，然而洛寒还是听到了。他一脸震惊，不可置信的看着林青霄，刚要说话，又赶紧把声音压下来。啊，你，你竟然……林青霄不知不觉脸都变红了。没有，你不让我看双修之类的东西，结果你自己偷偷在这里看，你……林青霄极为尴尬，立即为自己证明。 没有，你不要胡猜。他们两人说话的动静有些大，一下子惊动了里面的人。林宠玉沉浸在美人恩中，警惕心下降。这时，他耳朵捕捉到很明显的说话声，忽然警惕。谁？林清霄心中一紧，来不及多说，揽着洛寒朝上飞去。洛寒没料到他突然上手，本能的想要尖叫。 被林青霄一把捂住嘴。林青霄不愧有一半应龙血脉，踏雪无痕，带着一个人落在树梢上，也没有发出丝毫震动，唯有衣角落下的风吹落了几片花瓣。洛寒惊讶地瞪大眼睛，林青霄的手依然捂住他的脸，警告般示意他不要说话。而这时，林崇玉已经出现在他们刚刚站的位置。 林崇玉衣襟有些散乱，停留在树下，缓慢的逡巡着。洛寒一低头就能看到林崇玉，紧张的气都要避过去了。林崇玉看起来是真的疑心，然而此刻云梦寒已经完全失去神智，才这么片刻的功夫，他又发出难耐的喘息声，他的气息又弱又急促，洛寒听着都老脸一红。 他偷偷去看林青霄，林青霄脸色白净如玉，看起来正经极了，唯独耳尖儿变红了，还挺会装。这一株不知道是什么树，树梢开满了白色的花，细碎的花瓣落在林青霄衣服上，当真是公子如玉，白衣胜雪。最终，男主对女主的担心压过了他的疑心病。 林崇玉很快就转身去找云梦涵。云梦涵可能是太难受了，站起来猛地朝林崇玉扑来。林崇玉连着云梦涵一起撞在树干上，树梢被震得簌簌掉落花瓣。白色花瓣不断落在洛寒和林清霄身上。洛寒尽量不发出声音，用手指指了指下面，又指向林清霄和他自己，最后打了个问号。 我们就这样等着吗？这不太好吧。林清霄看懂了，他也尴尬至极。但是谁能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的地步呢？最开始他一念之差没有离开，后来洛寒到来，他为了躲避林崇玉，只能带着他跃到树上。没想到后来，林崇玉和云梦涵竟然就在树下亲密起来。 现在林青霄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林青霄此刻浑身都是僵硬的，他刚才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他和洛寒距离太近了。树梢上距离有限，他们不能惊动下面的人，只能紧贴着藏在树上。而且刚刚林青霄为了不让洛寒发声，还捂住了他的嘴。 现在林青霄的手还停留在洛寒的脸上，隔着一层面纱，他的呼吸缓缓打在林青霄掌心像羽毛一样痒痒的。林青霄手指不正常的紧绷着，幸好他平素冰冷惯了，此刻维持脸上的冷淡并不费力。林青霄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从容不迫，虽然他手臂已经僵直到无法活动了。 这时候，林青霄突然发现，洛寒的眼睛悄咪咪朝下瞥了一眼，似乎被花瓣挡住了视线。他还往旁边挪了挪。林青霄真是又尴尬又气，当即伸出另一只手捂住他的眼睛。洛寒用力把林青霄的手拉下来，一双眼睛里满是控诉：“干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” 林青霄现在不需要说话就能理解洛寒的意思，他用力瞪了他一眼，示意他不许胡闹，不许看不该看的。行吧。洛涵不情不愿的抬高眼睛盯着上方细碎的花瓣，耳朵悄悄伸长了。直接看其实他也不太好意思，但是听声音好像更刺激。林青霄过了一会儿。 还是见洛寒的眼睛良久不眨一下，才发现了问题。他当时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洛寒意识到被发现了，还是很腼腆的眨了眨眼睛。眼睛可以不看，但是声音这种东西，他也控制不了，是吧？林青晓脸色冰冷，目光如炬，用嘴型示意他闭眼。洛寒勉勉强强闭上眼睛。 眼前顿时陷入一片模糊的黑暗，洛寒本能的不习惯，他身体刚刚动了动，就感到耳朵边附上了一层温润的凉意。林青霄把他的耳朵捂住了，洛寒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林青霄为了彻底杜绝他偷奸耍滑，还在掌心用了些微灵力。洛寒只觉得耳朵温温凉凉的，很舒服。 至于声音，一点儿都听不到了。他内心哼了一声，觉得无趣。林青霄多半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他自己耳朵都红了，却偏要管他，不让他看，也不让他听。稚嫩，真说起相关知识来，还说不准谁教谁呢。林间起雾，朦朦胧胧，不时有细碎的白色花瓣落下，意境很唯美。 美中又带着张力。洛寒和林清霄躲在树上，望天的望天，封闭无感的封闭无感，十分尴尬的等着下面结束。你别说，时间还挺久，久到洛寒经历过灵气炼体，此刻都有些腿麻了。哎，真不愧是六界皆知的战斗民族，全仙界出生率最高的缔造者，龙族。 洛寒有种感叹：男主这体力和持久度非常可以。他移动视线，悄悄看向林青霄。林青霄眼睛平视前方，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动，没有往下挪动一丁点视线，看起来镇静从容，十分有仙人风范。要不是林青霄捂在他耳侧的手一直非常僵硬，洛寒几乎都要信了。 林青霄现在尴尬的都快冒烟了吧？亏他还装得如此云淡风轻。洛寒莫名想笑，嘴唇忍不住上翘。这时候他发现林青霄的睫毛动了一下，洛寒立刻移开视线，装作无事发生。洛寒眼睛没有往下看，耳朵也听不到，无法得知男女主的进度，只能根据环境来揣测。 他们身后的树梢忽然剧烈的抖动起来，许多花瓣簌簌落下，然后骤然平息，连洛寒身上都沾了不少小碎花。洛寒正要把衣袖上的花瓣弹开，忽然被林青霄握住手，林青霄示意他不要说话，然后揽着他身形一闪，飞快的裂下树梢，几个起跃间消失在丛林。洛寒落下时随意一瞥。 发现下面不是结束了，而是换地方了。林青霄趁着这个机会立即离开。林青霄踩在树梢上又轻又快，唯有叶子细微颤抖，连树上的鸟都不会惊动。林青霄移动的速度极快，洛寒第一次脱离法器独自飞行，被这样快速的起落吓到了，本能的抓住身边唯一的支撑。 林青霄单手揽在洛寒腰后，隔着衣料能感觉到他的手掌稳稳地扶着他后腰，胳膊晃都不晃一下。洛寒渐渐安了心，开始享受这种腾空飞行的感觉。又是几个大的飞跃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大片闪着银光的花海出现在眼前，洛寒忍不住哇了一声。 林清霄在树枝上最后一次借力，最后稳稳落在花海中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